呃，上一个月我有一次在啊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神在感动我的心，说有很多基督徒他们现在正在感受到什么呢？就是在经历魔鬼的攻击，呃，所以呃，可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正在受魔鬼的攻击。然后我就开始在英文堂开始讲一系列的道，关于怎么抵挡魔鬼。 啊，怎么在呃魔鬼攻击我们的时候怎么反抗？啊，那那呃，今天我要在这里讲我们的这个第一堂，关于怎么抵挡魔鬼啊。我们来看啊，圣经，一起来看圣经的以佛所书。呃，我们首先来看以佛所书的六章十节，十节至十三节。啊，保罗说：“我还有。” 这个是末了吗？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阴暗世界的，以及天空诸灵。 哎哎哦，属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所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日子叫做什么？磨难的日子。跟着我说磨难的日子，啊，什么是磨难的日子呢？ 磨难的日子，根据神的话语的定义，就是魔鬼攻击你的时候，他攻击你的时候，攻击你的身体，给你你呃呃疾病，使呃呃使你破产。当魔鬼攻击的时候，种种败坏的果效会产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如果忽然间你觉得你在你在你的不但生意也垮，好像祸不单行的那种那种情况，身体也也病了，而且莫名其妙的都找不到病源是在哪里，呃，家里的的的呃呃呃婚姻破裂，你跟你的孩子们的关系也越来越糟，一下子很多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的时候，往往那是那就是圣经所指的磨难的日子。磨难的日子是什么呢？ 魔鬼正在攻击你的时候，而且而且很多基督徒在这种日子里面不知道他们被攻击。如果你不知道被攻击的话，你不会针对那个那个问题着手，甚至你会气人，你会跟人交战，不是跟魔鬼交战。甚至你以为是你的老板要一直要来要来啊啊搅扰你，为什么你的老板忽然间那么的苛刻？你。 反而跟你的老板交战，不是跟魔鬼交战。所以，如果你不知道问题的根源的话，你会蒙查查，你会被魔鬼欺骗，带来带去，被他牵着走。所以在磨难的日子，也就是说魔魔鬼仇敌正在攻击你的时候。 神的话语是怎么装备我们来战胜的呢？今天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学到一些呃属灵交战的一些功课，因为这个是缺失的事情啊。呃呃，如果魔鬼攻击你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属灵的问题，你为是一些属血气的一些起源，那你你会从错的地方着手，你会去跟人家征战，而且越来越糟，你的状况会越来越糟，越来越糟。属灵的。 战斗必须用属灵的方法来来来抵挡他，阿门，阿门。所以很呃呃很多基督徒不知道这一点，当他们被攻击的时候，他们以为是人在对他苛刻，以为是为什么？我我的丈夫是疯了还是什么？ <laughs> 其实是。 他们的背后可能有魔鬼的这个煽动，魔鬼的的这个这个工作，这个败坏工作，在可能在你的事业或者在你的家等等的。所以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确实有着磨难的日子，就是魔鬼攻击我们的时候。而且在原文的那个词汇说，一定会有的意思，就是不是说如果有磨难，这里说好在磨难的日子，也就是说一定会有的。 如果你是个基督徒，而且你愿意与神同行，魔鬼会要敌对你，因为我们是逆行的，我们是相反的，我们的的的这个这个方向，对不对？我们是往上去的，他是往下落的，他要带越多人与他下去。 越好，我们要带越多人与我们上去越好。我们这是逆行的，所以一定会有一个属灵的征战的的日子的。这个叫做磨难的日子。那磨难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应对呢？我们来看一些神的话语，怎么样装备我们战胜那磨难的日子啊？首先，我们来看啊第十节。 我们必须来呃认识神的话语啊。第十节怎么说？嗯，是第十节说，if you 说第呃六章的十节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首先，我们要靠谁？靠主。首先，我们要靠主，我们要依赖的是什么？ 神的大能和大力，属灵征战，如果你是用自己的聪明伶俐、自己的能力去面对魔鬼的话，你不会战胜他的，你不会战胜他的。他有很多很多年、很丰富很丰富的经验，上万年的的的的的经验，你不能够战胜他的。所以神的话语。 首先告诉你，你你不能够用数血器的方法去针对这个问题。你首先，第一第一点就是你要信靠神，你是在神里面才能够做这个什么刚强的人。也就是说，在神以外，你不是刚强的，你是脆弱的，而且你不能够战胜魔鬼的。所以，那些很自信的人是最弱的人。根据神的定义，神的话语的定义。 那些那些自知道自己是弱的，而且神是神的大能使他战胜的，这些是最强的人，在神的眼里，那些最自信的人。就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不懂得怎么在神的大能里面做刚强的人的，你是一个在你自己自己做刚强的人的一一个信靠自己的才华能力的一个人，磨难的日子你是第一个倒倒的。 你不能够战胜魔鬼的，所以首先神的话语激励我们说：磨难的日子我们怎么应对的？首先，你必须信靠神，你必须把信心放在神身上，放在他的话语上，而且把信心建立在神里面，因为是在他的大能里面，你能够做这个刚强的人，你能够战胜魔鬼，因为耶稣已经战胜魔鬼。阿门。好消息是哪里？好消息是。 我们基督徒今天不是与耶与魔鬼争战，与他战斗要来打赢他。今天我们要记得，胜利已经完成了，两千年以前，耶稣完成了，耶稣已经战啊，已已经战胜。今天神要教导你我，怎么样活在这个胜利里面。阿门。结局已经定了。 耶稣已经赢了，阿门。今天神要教导你我，以他的话语来装备你我，怎么走在耶稣的胜利当中？有一些话语，他要激励我们。就好比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信靠的必须是他，不是自己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才华，我我们的的扛桃啊，我们的多年的经商的经验，你要你把信心放在这一方面。 磨难的日子，你是第一个倒的。阿门。我们的信心是在耶稣身上，他是信实的神。他说他不会离弃你的，他会保守你。他所开启的工作，他会完成。阿门，阿门。所以今天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必须要来认识神，在他里面做刚强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呃呃，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三十二节。 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三十二节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你认识神吗？哎呀，你是蒙福的，你能够刚强，因为你认识他。神会使你刚强，因为活活在你生命里面的神是刚强的，因为他是至高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第。 第一追求是要来认识神，而且而且来信靠他，谦卑在他面前来信靠他。我们不是信靠自己的能力，我们信靠他的大能。哈利路亚！今天把你的信心转移到他身上，你不会失望的。阿门！神说他不会离弃你，他不会他不会离弃你。所以是神的大能使我们刚强。今天魔鬼怕的不是你，不是你的毅力。 不是你的恒心，不是你的毅力，魔鬼怕的是在你身上神的大能。所以神的话语也激励我们，在雅各书的啊四章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各书圣经没有说我们抵挡魔鬼，魔鬼就会就会离开我们，在这之前。 神先说明说：首先你要怎么样？你要顺服神，为什么呢？因为魔鬼怕的不是你的能力，是神的能力。根据神的话语，我们越顺服神，他的权柄越在我们身上，能够抵挡魔鬼。阿门。所以今天，如果你不懂得顺服神，你你要抵挡魔鬼，你是抵挡不了的。魔鬼怕的不是我们，是怕神。 所以，如果今天我什么是顺服神呢？你觉得顺服神的定义是什么？顺服他，顺服他的话语，对吗？如果今天你不顺服他，你活在叛逆当中，你活在罪行当中，你不要悔改，你怎么样去抵挡魔鬼呢？你的生命充满把柄，让他抓住，让他来做败坏工作。你如果不顺服神，你没有这个权柄来抵挡魔鬼。 根据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是神的话语，要来帮助我们，要把我们使这个这个门关了，使魔鬼没能够进来你的生命里面败坏你的，败坏你的你的生命、你的婚姻、你的家、你的事业。你要把这些门都关上，让魔鬼找不到门路进来你的生命败坏你。怎么样呢？我们首先神的话语说，你要先顺服他，顺服他也就是顺服他的话语，他告诉我们，我们活出来。 举个例子，如果今天你你你在你的工作上很多妥协啊啊偷小东西啦啊来上班啊晚到啦，这些都是不顺服神的的的呃结果啊，魔鬼随时可以使你失去你这份工作，你抵挡不了他，来败坏你的事业。 如果你不如顺服神，你不能够在磨难的日子，你不能够有属灵权柄的告诉他，奉耶稣的名字离开。你你没有这个权柄，因为因为权柄是这样到来的，你没有顺服，你得不到这个权柄。阿门阿门。所以今天让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们，怎么走在这个权柄里面，能够在磨难的日子不会倒塌。 不会失败，能够对着魔鬼说：“奉耶稣的名离开。”我是神的孩子，而且他授权于我，奉他的名能够赶你走。阿门，阿门。那接下来神的话语说：“首先，我们是在他里面做刚强的人；然后，接下来他要我们穿戴他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来看这个是什么意思？ 啊，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看《以佛所书六章》的第呃呃十一节。啊，我在还没说这个之前，我我我要再定义一下什么是魔鬼的功绩呀？我们怎么知道什么东西是魔鬼的功绩，什么不是呢？我们从约伯的生命里面可以看到一些一些一些啊啊例子，魔鬼的功绩带来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 你知道约伯吗？哈，在旧约里的约伯，圣经很清楚的说，是魔鬼要来攻击他。而且当魔鬼攻击他的时候，他身上得了重病，他的家里很多死亡，他的他的他的财产也没了，甚至他自己的妻子叫他，在原文里面是说：“嗯，做主神吧，我们死就死吧。” 也就是说，魔鬼的攻击，不然攻击不只是攻击到他身体，攻击他的他的产业，攻击到他的家人的性命，更甚至攻击他与他妻子之间的这个关系，使他妻子也要叫他离开神，甚他甚至他的呃的朋友也来到他那里说一些悖谬的话语。 所以魔鬼的攻击会有这种果效，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无论在肉肉体上、呃财产上、在资源上、在在在人际关系上、家里等等，都有他败坏的的这个这些果效，这些都能是魔鬼的攻击的现象。根据约约伯的生命，我们看到这这几点，甚至他的情绪也被也被影响，他很消极，很消极。啊，这个这个呃约伯很消极。 很气馁，不是神神把他牵着抱住，他他早就已经放弃了所以从他身上，我们看见魔鬼的攻击会有这种种种的现象。所以今天，如果你的生命充满这种现象，很可能你今天受魔鬼的攻击。所以你不能够以输血气的方式去抵挡他，你必须以属灵的的的方式去抵挡他才有效的。 而且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神已经装备了我们，能够来抵挡魔鬼。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全副的军装是什么意思？这都是这些，都是神给你预备的，使你在磨难的日子能够站立得稳。好，两次在十一节说你，呃，和十三节都说你要穿戴。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十三节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神一直激励我们，你要拿起，你要穿戴。也就是说，你不穿戴神的这个全副军装，是呀，磨难的日子的时候，你不能够站立得稳的，你你会你你会你会遭受魔鬼完全的这个这个败坏工作，而且你抵挡不了他的。 抵挡不了他，所以今天我们来让神的话语来造就我们，来装备我们。因为如果你有，你有穿戴这个全副军装，你有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话，那那你能够站立得住，你可以站稳。也就是说，有基督徒能够站稳，有基督徒没能够站稳。那些没有没有向神的话语回应，来来来来来让神的。 话语说服他们说，他们必须穿上这个全备军装啊，这个这个全副的军装的，会遭受很不必要的伤害和损失。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魔鬼的败坏工作所带来的那些伤害和损失是不必要的，是不必要的。其实神不愿意我们遭受那些灾难，只是我们没有带上我们的这个全副军装。 所以，今天我们来来来探讨神的话语，什么是这全副军装？神一再的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我们必须带上那魔鬼不能够不能够来伤害你，不能够叫你遭受损失，不能够在你的家庭婚姻里面做败坏的工作，不能够啊！那到底这些全副军装是什么？首先，第一件，我们来看，这是啊十四节，所以。 要站稳的第一件，第一件提起的是什么？真理，用真理当代当做当做带子束腰。你的军装的第一件东西是什么？真理，第一件真理。为什么呢？因为魔鬼的唯一的工具是什么？你知道吗？欺骗。 你圣经告诉我们，魔鬼已经败了。两千年以前，耶稣已经战胜魔鬼。今天魔鬼其实没有实力的，完全没有实力，你知道吗？他不能够来到你生命里面拿走任何东西，不能够拿走你的你的健康，不能够拿走你的财产，不能够，他是没有能力的，他没有手，没有脚，他是在属灵界里面的。可是他的工具是什么？谎言、欺骗。 他要借用你的手，他借用你的脚，他借用你的口、你的舌头，你知道吗？魔鬼他本身是没有能力的。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用欺骗来捆绑人的。他怎么使这些这些恐怖分子能够去杀害那么多人？他没能够，他能够使用这些人去做这种工作？为什么？这些人已经听信他的谎言，这样做是对的，这样做是在服侍他们的神。 他只有能他，所以说也是说，魔鬼的实力来自哪里？来自你我。我们有信他的谎言有多少？我们给予他多少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魔鬼向你支取能力，他本身没有能力的，他借用你，借用你的能力。你听信他的话语，你你你受欺骗，你虐待你的孩子，你你你你你你打你的老婆，这些都是魔鬼的行为来的。 他能不能够？他接着你来做这些工作，来伤害人，来做最败坏的事情。所以你今天神的话语要我们知道，第一件，这个这个，他要装备我们的就是真理，他的话语，唯有他的真理叫我们能够看穿魔鬼的谎言。诶，这个不来自神，看穿他的败坏，他要败坏，他在做败坏的工作。阿门，阿门。神要我们。 是被他的话语装备，那我们不会受魔鬼的欺骗。我们需要第一件需要的是真理。今天无论你面对的的的问题是什么，你的挣扎、你的捆绑是什么，只要你知道在他的话语里面有答案，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他就是我们的答案，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有一切人类所需要的答案。 无论在我们人是人，我们的人的生命里面的什么问题也好，神的话语有答案。我们是接着真理来得着释放的。不要信靠你自己的才华，不要信靠你的聪明，我们来信靠神的话语。阿门。是神的话语使我们能够站立起来。圣经告诉我们啊，你看呃，这个是呃哥罗西的一章十七节说啊。 哥罗西，呃，一章十七节说，指耶稣，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因为耶稣就是道嘛，一切是靠神的话语而立的，也就是说，谎言一进入，坍塌了。如果你让我的魔鬼的谎言进入到你的、你的心坎里，关于你的婚姻，你的婚姻，婚姻会破裂的。他是接着他的欺骗来做他败坏工作。 所以，唯有怎么抵挡他的欺骗的方法是什么？神的话语。所以，今天你来到神家来听神的道，这个是最好的投资的，能够让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继续的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一直的、一直的来揭穿魔鬼一切的谎言，使魔鬼不能够、不能够找到空间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来做败坏工作。所以，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磨难的日子，特别在磨难的日子，可不要把你的信心放在任何东西上。特别是在磨难的日子，神说：“第一，你最需要的是真理，神的话语。你你来到神面前，让他带领你。主啊，我需要智慧。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智慧的来到他面前，得取他给予你智慧，怎么走下去？” 在这个这个患难当中，我怎么走出来？他要告诉你是他的话语给你带来释放，带来帮助。阿门，阿门。所以我们需要神的真理来使我们脱离魔鬼的脱离魔鬼的捆绑。第一件就是真理，真理是束腰的。那个时候啊，呃，摩呃，保罗用这个军装。 来来形容呃神的话语啊，呃非常有趣啊。其实因为那个时候他这样讲说，那个时候的人知道他什么意思？为什么？为什么真理是那个束腰的呢？因为他们这个没有这个束腰的，全部都掉落了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这个束腰的，因为在上面挂着他们的呃呃呃呃兵器，呃，都是这个束腰的的的的的作用来的。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束腰的，全部都掉下来了了，赤裸裸了了，军装都没有了了。所以，所以真理是神使你的生命能够站立起来的的的能力。阿门！揭穿魔鬼的谎言。那那今天你要选择相信神的话语，还是相信你眼睛所看见的？好比说，好比说，你身体病了，你要相信什么呢？ 我确实看到这个症状了了，可是神的话语说，因他的鞭伤，我已经得着医治。那我要信他的话语，还是信我的症状？神的根据神的话语，神说他的话语比你的症状更有能力。这就是信心，神你说了算，我相信，而且一切的这个症状我拒绝。 我现在要操用我的信心，相信你的话语，拒绝一切我在身上经历到的这些症状。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有果效的，有果效的。哦呃，刚刚上个月我又不知道有没有在这一堂有没有分享过这个见证？在上一个月，我的孩子有那个这根爆的，我有有分享哈。有没有这个没有分享这个见证？我在英文堂有分享。 因为他因为教会这个这个 Children Church 啊，这个主日学院啊，有一些孩子有鸡跟包，鸡跟包叫什么水痘啊，啊，水痘啊，这样我们就跟其他人说不要带来了的。这个星期有有有小孩有有这个这个症状啊，水痘的症状，你们先别来，一这两个星期别来。可是过了三四天，哎，我的孩子也有了，哎，一、二、三，哎，爸爸这是什么？他问我，哎呦。 <laughs> 哎呦，看样子不好， <laughs> 这个情况不好。我就告诉他，这个看起来呢，症状是水痘，就跟爆是吧？不过，我说爸爸有这个见证要跟你分享。从前爸爸也有过这个症状，那个时候我有过，我也是我哥哥也有了呃水痘之后呢，我们住在一个一间一起的。后来过了不久，哎，我也有。 那个时候我也是站立在神的，这个是真的见证，这个是我要荣耀神了。我看这见证，我说神，我不，我我不接受，我不接受，因为根据你的话语，你说因你的边伤我已经得着医治，我有神圣的健康，我不接受这个症状，我不接受这个鸡根豆还是大是？我管他，我什么水痘、什么火痘、什么痘，我拒绝这个痘，绿豆红豆我拒绝，我真的我我我拒绝他。 我我拒绝你，我拒绝你，我奉耶稣的名字拒绝你，我不接受你，你跟我离开，你知道吗？两天，我有所以逗两天，两天，我一点症状，其他症状都没有，就几点，然后第三天销声匿迹了了，不见了。我就跟我的孩子怎么说？我说爸爸跟你做这件，我就告诉他我这个见证。我说我们有几个选择。 我们可以带你现在马上的去打针，现在可以打针有一种可以把它打下去哈，那就没有那么严重了。然后他们说发烧也发烧，不要那么严重，有一种针能够把它打下去。我说我们有几个选择，你信不信？一，你可以像爸爸这样，你信说神能够医治你；二，我们马上的带你去打针，那那那那，希望不是两个星期的这个这个痛苦啊，说成一个星期。 你你信不信？他说，他想了想说：“我信，我信神能够医治我。这样我就跟我的太太我们俩商量。他说他信，这样我们不要去打针鸟了。他说信我给他这个机会，超用他的信心哦。所以我们就全家人牵手，我们来祷告。主啊，他说他信，所以我们现在相信说，你把这个一切水都除掉。” 奉耶稣的名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台也说哈利路亚，你知道吗？我要感谢神，真的也是养两天，他有了两天，第三天就不见了。我很高兴的，给小孩有一个机会看到信心的作用是什么的，相信神的话语是怎么样的，很重要。小孩子要有他们自己的经历，我们父母亲的这个信仰必须教他们有自己的这个。 经历这个也是他一个信心旅程的一个里程碑，一个礼里程碑，对不对？阿门。我们要我们的孩子自己也经历到神的话语是有果效的，他的话语是有果效的，他的真理是能够使用在人的生命里面的，让他们自己也能跟神有跟神有有一个一个关系，一个超用他的信心的一个一个一个旅程。阿门。神的真理是我们需要的。 在磨难的日子，神说你要信靠他的真理，你要信这个局势还是信靠他的真理。神说你看得见的会改变的，你看不见的是永恒的。阿门，阿门。第一件配备就是真理，大家跟着我说真理。我们用真理来当袋子束腰，然后，嗯。 你需要真理哦，不要转向任何东西，不要去吸毒，不要去酗酒。真理被攻击的时候，你转向神的，更要转向神的真理。然后接下来呢？第二件是用这里说用公益当做护心镜遮胸。第二，第一就是真理，第二是什么？公益。首先，这公益是指你在耶稣基督里的公益。谁接受过耶稣为你的救主？ 来摇摇手，摆摆手，啊！我有好消息告诉你，根据神的话语，你有这个公义做你的护心镜，遮胸的。神的公义使魔鬼不能够给你定罪。很多基督徒当他们遭受种种呃、某种困难挫折的时候，马上的他们带着定罪感。 魔鬼给他们定罪，你有这个问题都是你自己搞来的啊啊啊！因为，你你你做错这个事情，你做错那个决定，而且他们这种定罪感是他没能够来到神面前祷告，能够带着信心来祈求，因为他知道是自己做错，而他这个这个负罪感，这个不来自神啊。你能够学这个功课，不过你不可以把这个负罪感带到神的面前来，因为神说你的公义来自耶稣。 你如果不知道你在耶稣里面你是公义的，公义的意思就是神把你当做你没有犯过罪的意思，公义，你是公义的，而且这个公义是恩赐来的，是耶稣赐给你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公义的话，你会让魔鬼定罪、定罪、定罪，你不会走出来的，你会一直在那个那个他的败坏里面挣扎、挣扎，越来越糟，越来越糟。所以，首先，所以神要我们知道，在我们最挣扎的时候。 要你知道，你在耶稣里是公义的，而且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私恩宝座前得帮助。阿门，阿门。很多基督徒一有问题了，被魔鬼定罪了，他们不是跑向神呢，他们跑离开神，觉得自己不配，我是罪人。其实是魔鬼的工作，魔鬼的攻击。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公义，不知道在耶稣里的公义。今天神接纳你，是按着耶稣的美好。 不是按着你的美好。不过，如果你知道这一点的话，你会活出他的公义。所以，这个公义不只是指在耶稣里的公义，也指你在你生命里面所活出来的公义。公义的生命是能够保护你的。阿门。如果今天你活在罪和妥协当中，罪和妥协不是保护你的，是魔鬼进入到你的生命的的的的的的门路的窍门。 明白吗？明白我意思吗？磨难的日子是魔鬼攻击你的时候，神要你把这些窍门呐，所谓窍门，全全都关起关上，就是你的妥协，你的罪行，因为这些是使魔鬼能够轻易的进入到你生命里面来败坏你。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活在他的公义里面，不只是知道他的公义，也把他活出来的话，你你你活在罪行里面、妥协当中，魔鬼能够很轻易的来做他败坏工作。 我们人不适于活在罪当中的，阿门，同意吗？同意说阿门，啊，所以你你要很敞开，有这个你要有这个受教之心呐，来到神面前说，神，在这个，所以在这里这个问题上，是否我我打开了什么门，让魔鬼来做这样的的工作？有些人在家庭里的里面的这种这种纠纷啊，这种破裂，其实他他们那一张嘴。 你明白吗？有一个窍门让魔鬼进入到，呃，那个嘴常说那种不造就人的话语啊，什么呃，用那种那种伤害人的话语来刺伤他的配偶什么的。然后你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婚姻会破裂，其实魔鬼找到那个那个破口，找到那个破口来伤害你的家、你的婚姻。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受教之心的说：神，是不是我我有什么破口在我的生命里面？ 是否我没有活在你的公义里面，所以我没有这个遮心镜来遮胸，使魔鬼能够轻易。所以我们我常在辅导当中，我的当我们基督徒男女基督徒来，我们做辅导的时候，如果有这种长期的问题，我我必须要要要我们来跟他一起探讨一些最基本的的的事情。你在你的个人生命里面的妥协是有没有？好像有个有不久前有个弟兄。 他外表看起来好像很好啊，也来了教会一段时间了，可是在金钱上有很大的增长，很大的增长，而且一直找不到工作，所以已经一年半载了。后来我跟他坐下来的时候，第一次做辅导的时候，首先我要知道你个人的生命里面你是怎么掌管钱的。首先要找有任何破口把它关起来，先把它关起来，你怎么掌管钱？ 在钱财上，你是你是有没有信实的一个人？我我们也你明白吗？这些你都是因为这就是按照按照神的话语的，啊，因为神是赐福的神，所以有任何任何欠缺是在我们人这一方面。阿门阿门。圣经告诉我们，公义的生命是一种遮胸的配备来的，是魔鬼不能够攻击到我们的心。 因为魔魔鬼如果能够攻击你的心的话，圣经说你来到神面前，你就没能够操用信心了。你的你的这个跟神的这个这个这个线已经断了。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你只说祷告的不会应验的。圣经告诉我们，所以魔鬼会用这个方法攻击你，定罪于你，使你的信心不能够操用，那就糟了。所以，耶稣的公义，我们的公义生命，是我们的遮心。 我们遮胸的这个护心镜，阿门，阿门。然后呢，下一个配备是什么？啊， <laughs> 呃，你你你下个经节，你看下经节。啊呃，我们来看民数记这个三十二章二十三节说：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不要以为你活在妥协当中，没事儿，反正在耶稣里我是公义的。 可是，虽然在神眼里你是公义的，可是魔鬼能够借着那个破口来伤害你，啊？没？下一个经节我们来看，以佛所书，以佛所书啊。接下来呢，接下来说又要用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什么意思呢？ 那个时候啊，罗马军队他们是从前呢，他们的军装呢是用铁做的，连他的鞋都是铁的。可是罗马兵就突破了了，在这方面，是他们是第一支军队，是不是用铁的？是用皮的。也是说，他们知道不？他们不用。 保护他们的脚，他们选择的是轻省、快，所以，所以以前虽然别的军队用的都是铁的鞋，罗马军队是第一支不是用铁的，是用皮的，很轻省的，预备任何时候能够攻击、能够跑的。他们知道说，这个保护不重要，如果轻省的话，他们能够攻击。 然后他们反应很快，所以所以啊，你看，哎啊，这是罗马军的是这样。刚才我的呃呃，这是啊，是是是是皮的，所以很轻省的。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说，这个平安的福音呢，使你的生命是轻省的，没有累，没有这个啊呃罪的的残累，叫残累吗？这个读音是残累还是残累？ 残累啊，没有罪的残累。如果你知道，如果你知道这个平安的福音，平安的福音是什么呢？是这什么？就是你与神其实是和好的福音的意思哈。Peace between God and man，你与神的和好的这个好消息。如果你掌握到你这个在耶稣里你是与神是和好的话，你能够活出最圣洁的生命。你的生命是清省的，不是不是残累的、受残累的那种生命。这清省的生命没。 圣洁的生命是战胜魔鬼的生命。阿门，阿门。我我给你看这个经节哈，这个这个经节跟另外一个经节是是类似的啊。The other verse，啊啊啊，the other verse not encumbered by sin。啊，这个希伯来书，你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一节怎么说？ 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你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罪，也有重担。 有些东西不是罪，可是魔鬼却可以用来缠累你的，成为重担。甚至他看样子是好东西嘞，就好像有些人说：“哎，感谢主，我没有工作，现在神给了我这份工作，这份事业。哎呀，感谢主，感谢主。”可是这个事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累，而且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祷告，也停止来到教会。他的工作成为他的神鸟了，那个工作已经成为那个重担。虽然不是罪。 可是已经已经成为一种障碍，使他不能够与神走在一起。所以魔鬼会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把你带到捆绑里面。有些直接是罪，有时候是用一些事情成成为你一个重担，把你缠累住，使你走不下去。这个也是磨难的日子。有时候罪很明显，可是重担却不大明显。有些人那个重，因为起初不没那么重。 可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有时候你有些朋友，哎，这友谊成为那个重担。你你你你发觉到吗？有些人呢，哇，要维持那一份关系啊，已经夹烂了，很吃力呀。啊，成为重担，一下子起初好像挺好的，后来成为一个重担了，永远都哇，尽痛苦，我爱自杀了。那种呃，有些有些人有些关系也会成为重担呢。 使你哇，跟你纠缠不清，哇，蒙查查啊，你知道吗？要小心。所以，圣的话叫我们要谨慎。魔鬼会用，可以用到三种方式来缠着你。有时可以用罪，有些始终是成为一种重担，一种担子，使你慢下来，使你缓慢下来，使你停止与神走在一起。 所以你要看，不只是罪哦，你是否是今天生命里面有一种东西，有一种甚至是一种嗜好，有一种关系，其实是今天你的属灵的一种一种重担，已经缠着你，使你跟神走不下去，已经影响到你你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了。那个也是魔鬼的轨迹来了。你的生命不是轻省的，你的生命重担已经被缠累住了了。 所以，我们回来那个金节，刚才啊，以佛所书告诉我们说，这平安的福音，与神和好的这个福音，这个这个好消息，会使你活出精神的，能能够奔向那神把你摆在你面前的这个护照的那种生命。在磨难的日子，你更要检讨一下，我是否今天被缠累住了？了魔鬼是否在我的生命里面已经摆设了种种东西，使我？ 走不下去，使我听不见神的声音。有时候是忧虑，有些人忧虑、忧虑、忧虑、忧虑，到他们感觉不到神的带领，这也是魔鬼的残累。耶稣说，他的恶是轻省的，是容易的，他的担子。阿门。他担子是轻省的，他的恶是容易的，他的恶是是容易的。所以，如果今天你。 你你的基督徒生命不是容易的，不是轻醒的，你已经被捆绑了了，你正在磨难的日子当中，你要醒悟过来，你要抗拒，你要以神的话语来敌对魔，敌对魔鬼，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哦，他会继续做他的败坏工作，继续的，继续的。阿门，阿门。好，那接下来下下一个配备是什么？ 十六节，十六节的。十六节，呃，以佛所书六章十六节，六章十六节哇，这么多图案。十六节说，此外又拿着信德信心的意思啊，信德当作，这叫疼啊，啊，不是盾牌啊，藤牌啊，这个是这。当做疼就疼吗？ 怎么？这个缺了一个字还是什么？这呃，这个呃呃，呃，和尔本说又又又拿着信德当做盾牌，盾牌可以灭尽那二者的一切的火箭。那个时候啊，他们呃，他们射箭是带火的啊，他的箭是带火的。那罗马军队他们用的那个那个。 盾那个这个盾牌呢是木做的，木和皮呃挺轻的，而且挺硬的。只是说因为它是木啊，呃，所以如果有那个火火箭的话，那那它会燃烧。所以所以呃他们会怎么样呢？在还没呃上升之前呢，他们会把它浸在那个水里面，然带着湿的这个盾牌跑的，什么意思呢？ 而且根据圣经，我们的信心就是这个盾牌。我们的信心就是这个盾牌。如果你在磨难的日子，你没有继续的信靠神的话，就没希望了。神的话语激励我们说：你在磨难的日子，你更要把守住你的信心，不要放弃。神不会离弃你，他会叫万事互相效力，叫对，叫你得益处。 你相信吗？万事就是全部啊，很把郎拢总的意思哈，什么啊？啊，就是全部的意思。神会叫一切一切，你的经历成为叫你受益的事情。阿门。可是你不可以放弃哦。根据神的话，如果你放弃这个信心，你的盾牌就不见了了，那这个火箭就会刺心了。这魔鬼的这个定罪啊，他的这个欺骗会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嗯。 看样子，这个这个神不是很真呢啊！你的信心已经下来了你的盾牌不见了。而且根据呃罗马军队所用的那个盾牌啊，它是浸在水里面的。意思说，他们信仰是建立在水代表什么？在圣经里面，你知道吗？啊，水，水是神的什么？神的话语。也就是说，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不只是一种乐观啊，是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的。 这这才是信心，不只是乐观，这是信心。也有一些基督徒啊，他们的的神学是什么？不会有事的，哈利路亚，生命没有问题的。这这个不是信心，这个叫做乐观。这个磨难的日子，第一个死的就是这种人。啊，他们的神学思想是说，呃，有了耶稣没有问题的，生命就是飘飘然的，哈利路亚，飘飘然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信心啊，就不会有问题的，没有火箭的。你有信心，有盾牌就没有火箭。神给你这个盾牌，就是因为有火箭，明白吗？阿门。所以这种不实际的这种思想，这个这个这种神学是错误的。所以我也接触到我不少基督徒，他们因为他们有这种神学思想，他们一碰到一个大挫折，他世界坍塌了，他不怎么应对，没了，全都没了。 我这么说，这是你夸了，因为在他们的神学世界里面呢，思想里面是没有没没有火箭的，你有盾牌就没有火箭，你有星星就没有火箭。有一次，我那个你们知道，我从前是住在中国呃一段时间，在那边的教会呃服侍。有一次，我回到新加坡来做一些工作的时候，我碰见一个一个弟兄，这弟兄问我说：“怎么样，中国的弟兄？那那边的信徒还有 B 波吗？”我说：“有。” 他说：“哎，真可怜这些人，没有信心。我真想给黑一记耳光！哎，怎么没有信心？他以为他的神学世界是思想是上思维是，有信心就没有问题的，生命就没有问题，那飘飘然的。我有盾牌就没有火箭。这种神学，你第一个遭殃的磨难的日子的时候，神给你盾牌，就是因为有火箭。” 我要告诉这个人，你不知道，他们神在他们当中多么的运作啊！那个神迹其实神的复复兴在他们当中，真无知啊！你真无知，这种神，这种思想，真无知。可是我没告诉他，我说海辉，你为他们祷告吧。故为功为料了自己，吧？说说说，不知道怎么样回答，哎，真可怜，这种没有这些人没有信心。 信心就是因为有挫折，我们继续的信，这个成为我们的盾牌。阿门，阿门。而且另外一点呢，罗马军队他们的这个盾牌有一个呃很有意思，你帮我说啊，interlocking device，就是说盾牌跟盾牌之间能够锁住的，它有一个扣能够扣扣扣扣，就好像这个椅子能够扣在一起。他们盾牌是扣在一起，然后他们的那个叫毛吗？长长的那个在中间这样一起上的呀这样的。 哎，真是攻不破的。他们一一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占领了差不多世界的一半吧。罗马呃帝国那个时候，意思是什么呢？他的盾牌的设计是最有效，是当与别的盾牌锁在一起的时候最有效力的。意思是说，你在磨难的日子，最好不要一个人跟魔鬼征战，你更需要神的家，你更需要弟兄姊妹跟你站在一起，一起上。 一起操用信心，阿妹，阿妹，可别别别被魔鬼欺骗！你一受到他攻击，时，话说，没有人关心你。看教会都没有人知道，多可怜这些人！你看这些人都都都都都没有爱啊啊！你糟了，你听信这样的谎言，对啊，对我功劳不如利由哦，金巴顿啊，你就糟了了，糟了了，因为。 因为圣经说魔鬼其中他的这个方法就好好像狮子那样的哄，记吗？记得？狮子哄狮子是怎么怎么打猎的？他们是怎么猎那个那个那个鹿啊？什么？他们是死先死你，他们找的是那个不是在中间呢的那些鹿啊，在旁边的那一个那个又胖又又又， <laughs> 可是看来又又弱的啊，跑不了几步的啊，那个那个他找那个旁边的。 这样攻击，使他跟呃呃呃呃其他的一分散，他就能够杀害，对不对？你你看那些纪录片，从来没有看到狮子朝着他们中间跑进去的啊，没有的，是找那个那个角头的那一头，对不对？这个。 意思是说什么？因为圣经用这个比喻，也用这个比喻，狮子，那魔鬼也像狮子一样的哄，来来来来，要吓唬你。他其实是没有能力的，他要吓唬你。他的方法好像狮子那样，狮子捕猎的时候是这样的，他使你跟其他的分开，他才能够伤害你。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一个基督徒如果有有有真诚的的友谊和爱的关系，在神家里面，永远不会被魔鬼挪掉的。 不过，他要伤害你，他要首先使你与别人隔绝。他会告诉你，没有人关心你，打电话也没用。你这个问题，哎呀，或者你这个问题太严重，没有人有这个信心能够帮到你。种种种种的谎言使你跟群众隔绝。对呀，使你越来越高大， <laughs> 越来越孤僻，越来越啊，越来越越。 越呃呃呃呃，怎么说呢？Separated, isolated 啊，离群呢啊，那你就糟了。你越离群，他越能够完全的来欺骗、伤害、败坏。回来这个盾牌，盾牌意思说，因为那个罗马军的那个盾牌是能够锁在、扣在一起的。你的信心最大的实力的时候是怎么样使用的？跟基督徒们一起释放信心。你有问题，一起祷告。 让弟兄姐妹知道，我们一起来释放信心，更加有果效。阿门！不要不要让魔鬼欺骗你离群，你自己一个人的信心是不足够的，特别是在磨难的日子。这个就是我们信心与我们的盾牌。阿门，阿门！我要你告诉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说我需要你，不过你也需要我。 不过你也需要我，我们站在一起，啊，我们站在一起，阿门。对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不过你需要我，我们要站在一起，我们要站在一起。那我们没有一个会被魔鬼挪掉的，从从我们当中挪掉的。有时候我们读那些报章啊，我读到那，忽然间，哎，从教会这个人是基督徒，为什么会自杀？而且自杀候，他们访问那些朋友，都没有一个人知道。哎呦，我很惊讶，这个看起来好像。 很高兴嘞，好像没问题，为什么会自杀？已经在内心里面已经离群了了，很长时间了了，而且魔鬼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直到会推动他他去做这种事情，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拦阻。这个是魔鬼的工作，阿门。不过如果你你你你是，呃呃，你相信神的话语。 而且你愿意扎根在神家里面，有真诚的关系，魔鬼不能够败坏你的，因为他败坏你要面对整个整个羊群。阿门。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的盾牌。哈利路亚。下一件，下一件是什么？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大家说“救恩的头盔”，这个什么意思呢？在你最受攻击的时候，你越要守住你的思想。我们中文说“你的心”，头盔是指你的思想，你你的内心世界的思想，你更要守住它。这个叫做“救恩的头盔”的意思是什么？你更要思想你的救恩，你的你你的救赎的的真实。 而且拒绝魔鬼的谎言，你要守住，你要守住你的心的意思，因为从一生的果效，圣经说从心里发出。如果你你你，因为是神的话语，你这个救恩的真理，你要把它当做头盔的带，不让魔鬼的思想进入，别让魔鬼说服你说啊，你看神没有供应，或者神没有医治你的身体。 你看，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关心你。呃，你一有这种与神的话语唱反调的事情进入到里面，你的头盔已经不见了，中毒了了。所以攻被攻击的时候，神其中一个一件提醒我们的，就是要带着这个救恩的头盔，要以你的救恩的真实和真理和启示充满你的心，不让魔鬼来欺骗你。 神离弃了你，谁说他不会离弃你？那他离弃了你，那你要信什么？可是话语说他没有离弃我，你要守住神的话语，不然的话，他会叫你离群，然后他会伤害你。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啊救恩的救恩的的头盔。你知道吗？魔鬼不能够攻击到你的灵啊，那些有有有有有。 听过我们的教导说，灵魂体，你知道，人们我们也是三位一体哈，灵魂体。魔鬼不能够攻击你的灵，因为你的灵与神的灵是一灵。如果你信主的，接受了耶稣，魔鬼不能够攻击到你的灵，他攻击到的是你的魂。魂包括什么？记得吗？也是三样：你的、你思想、你的情感和你的意志力。啊，这个这一些这个领域，魔鬼能够攻击。如果你没有把让神的话语充满这这这个领域。 他能够，首先是你的思想。如果他能够以最消极的思想放在你的心里面，他已经开始能够影响到你的情感。如果他能够影响到你的情感，你的意志力就已经屈服在他的权柄以下了。他会使你做出最不好的事情。他的起步是从哪里开始？你的思想。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带着这个救恩的头盔，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让魔鬼的谎言进入你的思想，接着那思想，它能够掌控你的情感，它已经掌控了你的你的意志力。为什么一个人会去自杀？好好的一个人会去自杀。刚刚最近我听到了，刚刚，上个信息说，在那个那个东海岸那边，那个有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女人，她几岁啊？才三十来岁吧。她是自杀嘞，自杀为什么？因为她的狗死掉了。 他自杀了，在那个比修棒，一只小狗狗嘞。首先是一种思想上的一种欺骗。你如果没有拒绝他，你没有说奉耶稣名字，我拒绝你，这个不符合神的话语。你没有拒绝他，一一阵子他会开始影响到你的情感。如果他已经影响到你的情感，他掌控了你的意志力，他能够推你做任何事情，不最不理智的事情。 所以它起步在哪里？在思想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啊，你们要小心啊！如果你的你的思想里面呢没有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你的救恩的真实和真理，你在耶稣你的身份、基业和能力的话，没有充满你的心怀意念的话，在磨难的日子，他能够掌控你的生命，魔鬼能够掌控你的生命。阿门。 所以，神的话语很实际的教导我们怎么走在这个耶稣的胜利里面。其实每一个配件都是指向耶稣的救赎工作，真理、公义、救恩，都是和平的福音，都是耶稣的救赎工作的不一样的部分。认识耶稣，阿门！来认识耶稣，魔鬼不能够欺负你，不可以带着你走，不可以牵着你走，牵着你的鼻子走，牵着你的耳朵走。 啊没，然后最后呢？最后呢？最后是圣灵还要拿着这个圣灵，啊，没事，没有时间，我们来看圣灵的宝剑，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唯一的配件是攻击性的，是神的话语，其他的都是都是啊保护性的，唯有这个。 是攻击性的，能够前进的，是神的话语。你今天在前进当中吗？还是在后退当中？如果你是后退的话，你缺乏神的话语，你缺乏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道，神的道，你知不知道？ <laughs> 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真的，你知不知道神的道？如果你没有神的道，你的生命没有长进的，没有前进的，唯有前进的攻击性的是神的道。如所以，今天如果你在生命、你的生命的生活方式是没有很缺乏道，能够进入到你的心的。我甚至不是按问你有没有来教会的，有很多人会去教会，可是听不进去的。他坐在那边，他讲：“哎呀。” 当然假是你，他坐在那边。等一下，我要吃鱼头米粉， <laughs> 鱼头米粉。你说，Amen，他你说，Amen。嗯，不罗米亚被派， <laughs> 听不进去啊？哎，其实那个是磨难的日子了了。魔鬼已经欺骗了你了。哎，好像滥竽充数你看坐在那边，没有果效的，没有果效啊。有些人呢，教会十年八年了，还是那个老样子，那个死样子，一个操困谁困？为什么？因为道没有进入。 道没有进，如果道没有进入的话，你的生命没有成成成长的，没有前进的现象的，阿门。所以神要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成长、要能前进的话，我们急需要他的道。你要给道、给予道优先次序，真的、真的。赌圣里面假奔波你赛都被听得多啊啊！你即使没有吃到那一顿饭，你都要听那一堂道。 你要给予道优先次序，因为道能使你能够有成长，能够前进，阿门，能够反攻。不然的话，你就站在那边，嗯嗯嗯，你你没有道，你不能够前进。所以，所以你看，我们基督徒哦，每当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挺高举道的，我们注重道。每当我们有什么团契了，什么都要有分享神的话语，因为神的神的话语是我们能够前进，阿门。 是否你今天你的生命里面有前进，还有没有反攻，还是一直在往后退的啊？往后退的，那你缺乏的就是神的道。哈利路亚！在磨难的日子，我们要带上、穿上全副的军装。最后呢？哎呀，没有了，还有了啊！不要紧，呃，我我要读给，我读给你哈。最后哈，我得读给你十八节啊，十八节。 啊， <laughs> 退休了，呃呃，十八节了。最后这个以佛所书六章十八节哦，刚才我们读的是十七节。十八节说靠着圣灵，随时祷告祈求啊。当说神的话语说，在磨难的日子，你你带上你要穿戴上这个呃全副的军装。最后最后怎么样？你要祷告，说我要祷告。 你要祷告，你要跟你要祷告，不只是祷告，你知道吗？根据神的话语，不只是祷告，你要祷告，就是要你要跟神有沟通，你要跟神有沟通，你要跟神有交通，因为神要给予你智慧怎么走出来，他要给你这个策略，给予你这一份智这个智慧，怎么样战胜一切智慧来自神，阿门。他要使你怎么转机，怎么使你的这个生意怎么能够呃恢复过来，他会给你智慧啊，他要你跟他交通。 然后这里，呃，《佛所书六章十八节》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大家说，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圣众圣徒祈求啊！你看，不只是祷告，神的话语激励你要彼此为彼此祷告，也是说你的盾牌要扣在一起。阿门。你需要，有你知道吗？ 你在软弱的时候，神已经给你预备了有人是刚强的；在你软弱的时候，神也预备了有别人能够刚强的。你在缺乏的地方，有另外一个人有很丰富。神其实神神家没有缺乏的，缺乏的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盾牌扣在一起，明白吗？一个人的缺乏是另外一个人的富足。神其实，在神家里面已经预备了一切的供应，缺乏的是我们之间的这个。 没有联络的合一，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盾牌扣在一起，所以我们自自个在那边挣扎。所以神，所以所以最后的这个话语，神说，在磨难的日子，不但你要祷告，你要彼此的祷告。我们更需要彼此，在磨难的日子，我们要把盾牌扣在一起。阿门。而且不只是彼此扣祷告，接下来十十九节说，为不只是为众圣徒祈求，十九节说，也要为我祈求。 谁为牧者祈求？你知道吧？如果你你遭受魔鬼的攻击，你可以想象到牧者的攻击更加多，你知道吗？这个很多人不明白。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击打那个牧者怎么样？羊群会怎么样？羊群会失散。到羊群吃散有的状况，其实牧者已经被击倒的不得了了。 <laughs> 所以。 圣经这样激励我们：在磨难的日子，你要穿上、穿穿戴上这个全副的军装。你要祷告，你也要彼此祷告，你要为牧者祷告，这魔鬼就不能够、不能够在我们当中做他败坏的工作，他得离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站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萨拉巴库马达拉玛三代，哎，OK，好。而且你祷告的时候，在磨难的日子里祷告的时候，如果答案还没来，如果答案还没来，不要放弃哦。圣经告诉我们，但以理，你知道但以理书的但以理，他也是有一次他有一些。 困惑，他要寻求神的智慧和带领，他祷告。圣经说他祷告，祷告了二十一天没有都没有答案，还好他没有放弃哦，因为后来圣经透露，他答案的还没来也是一种魔鬼的攻击，因为后来二十一三个星期过后，后来有天使出现的时候，他说：“你打从你第一天祈求的时候，神已经应许了。” 我已经被差派来了，可是我被那个什么，他说波斯国的的魔君拦阻了。我跟他战斗斗了三个星期，后来另外一个天使来来来来接班。后来他他来到但伊理的面前，他说：一是他他告诉但伊理，其实你祷告的第一天，神已经给予你答案，可是就因为是魔鬼的拦阻，那答案被拦住了，没那么快临到。 所以，这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也看见，有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说祷告，祷告，可是答案还没来之前，你不要放弃哦。你这也是魔鬼的工作，可是神要你知道，他是信实的。打从你第一天、第一刹那祷告的时候，神已经听见了，了，已经在运作了。你相信吗？你相信我们天赋是信实的吗？阿门。所以，这接接下来，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要你把你你心里面的困惑啊。 你现在所面对的挣扎，把它交托给神。我们以敬拜来交托给神。敬拜是当我们把这个注意力从我们的问题上转向神，说神你掌管一切，我敬拜你，敬拜知道你掌管，而且你会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我不是要为这件事情困扰，我不要为这件事情担忧。 因为我我已经把它交在你的圣手里面，你在运作，你的工作我看不见，可是我知道结果将是一个荣耀你的结果，阿门。结果将是一个叫我受益的一个结果。我今天以敬拜来宣告我的信心，好不好？阿门。我们来敬拜他，哈利路亚。把你的一切忧忧虑交托给他，我们敬拜他，哈利。路亚。 配得尊贵，尊贵。双手敬拜你，我要尊重你生命，你尊配的荣耀，配得尊贵。祖我举双手敬拜你，我要尊重你生命，你本美的。 你本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本伟大，你心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本伟大。 一心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本伟大，你心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 我要你先啊，闭上你的眼睛，低下你的头。神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他救赎的工作，他要来行他伟大的神迹、神圣的帮助和供应在你的生命里面。神要拯救你。如果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没有接受过耶稣为你的救主，这个是第一步，这个是你要信心拿的信心的第一步。 就是来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今天如果你你你没接受过耶稣的神，要你知道，他要把这生命白白的赐给你，他要给你带来这个神圣的帮助。不过他需要你来回应他的爱，怎么回应呢？我要你举起你的手，让我为你祷祷告，从这里为你祷告。如果没接受过耶稣，今天你说我我愿意神来拯救我，来帮助我，来做他伟大的神迹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我愿意信靠他，在。 披戴上这穿戴上这全全副的军装，他要赐给我的军装。我要你举起你的右手，让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不要害臊，我们都举过手的人啊，有吗？在我们当中有谁说我要得救？我要耶稣来帮助我，来拯救我？你举起你的手，摆一摆，摇一摇，让我看见。我要有没有要？ 那我相信全都是信了主的人。现在我我们要跟你一起释放信心。如果你是那属于那你知道正在磨难的日子当中受攻击的，我们要与你一起释放信心，让神来做他的伟大的工作在你的生命里面。神他来帮你穿戴上这个全副的军装。如果你你觉得你现在正在面对。 你真的走不起，面对你自己能不能够征服的困境，魔鬼的拦阻，我要你上前来，快快，让让让我们领袖牧者们为你祷告，来，牧师们、长老们，我们来一起为他们祷告，来上前来，我们跟你一起释放信心，我们要我们的盾牌跟你的锁在一起，我们一起跟你一起释放信心。如果你说我正在面对这个磨难的日子，我受不了。 很难走下去。我要，我要长老们，我要牧者们与我一起释放信心。你上前来，让我们为你祷告。无论是身体上的医治也好，怎么样需要，组长来为他们祷告，来为他们祷告。我们一起释放信心，这个是我我们的盾牌锁在一起，一起释放信心。哈利路亚！魔鬼不能够继续做他败坏的工作，不能够。 败坏你的生命。阿门。有，我先我去。哈利路亚。还有，还有组长呢，来，组长来。组长，长老，我们来一起释放信心，哎，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哈利路亚。我要尊重你生命，你尊贵的荣耀。 举双手敬拜你，我要遵从你生命。你本伟大，你心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本伟大，你心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 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本伟大，你心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本伟大，你心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 上帝，继续敬拜，你真配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我们弟兄姐妹们祷告，主，你使他们在你里面得到刚强，阿门，哈利路亚，谢谢你，随时的帮助，你给予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你是那保守我们的父。 你是那保守我们的的救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帮，助，谢谢你的眷顾，你的保守，你真伟大。我们今天把一切的荣耀归于你。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本伟大，你尽伟大的身体，无人能与你相比。 无人能与你相比，你很伟大，你是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你很伟大，你是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来一起唱。 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本伟大，伟大，你行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本伟大，你行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 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你的保守，谢谢你主。 谢谢你，天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宣告，我们知道说你将会叫万事互相的效力，叫爱你的的益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你，爸爸，谢谢你，爸爸，谢谢你帮助那些在我们当中现在正在面对这磨难的日子的弟兄姐妹们，谢谢你的眷顾，你的保守，你的信实，谢谢你。 我们今天宣告，你就是我们的盾牌，你就是我们的的的遮胸的这个这这个这个配备。你你你就是我们的剑，你是我们的一切。因为耶稣，你告诉了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当我们相信你的时候，我们已经披带上耶稣，我们披戴上了你，你就是我们的全副军全副军装。我们谢谢你，你就是我们的全副军装。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